曹广成好想直接扑倒冯宪君问个究竟，奈何给他十个胆儿，他也不敢这样做。冯宪君一行三人问了星星的房间后，没有多问其他，转身也就朝 A 座电梯方向走去。接待处的几位工作人员此时也是一脸茫然，显然也是对于星星受到主席的亲自待见感到不可思议。工作人员交头接耳议论着。 一转头，却是看到这边呆若木鸟的曹广成。曹广成好说也是名记，今天又在这边也签过到、领过证，几个工作人员都有印象。曹记者，一声呼唤把发呆的曹广成给叫醒了。啊啊！回过神来的曹广成，这时哪里还会想什么采访不采访的问题？他心中已经勾勒出一幅画面。 星军战队的房间里，嘉世的两大巨头、联盟主席这些大人物突然齐聚，那会是怎样的一番场面？一想到这点曹广成实在无法继续在这里站下去了，以爆的速度朝 A 座那边的电梯奔去。结果三座直梯一个刚走，两个还在十层以上。曹广成焦虑万分，再一想。 不过是七楼而已，转身就朝楼梯口冲了过去，一边跑着，一边还拨通了手机。常先那小子现在是不是和星星的人在一起呢？喂，曹哥。常先接起电话，听语调，心情不错。你在哪儿？在酒店啊。哪个房间？七二三。常先已经听出曹广成口气中的紧张。 房间有谁？呃，星星的选手包子和罗辑。长先和星星的几人都已经不陌生了，这会儿正在包子、罗辑的房间玩呢。虽然从来没有人教过他，但是长先倒是很有当随队记者的天分。他没有一看到这些家伙就想着去问什么刁钻的问题，而是真和这些人处成了朋友，尤其年轻的几个。 关系处的尤其好。星星的那个叶修在哪个房间啊？七二二，去那边。呃，为什么呀？常先不解。七二二房间是叶修和魏琛，在这两位老选手面前，常先总会觉得很有压迫感，所以在这种无事放松的时候，他肯定不会去找那两位玩。包子和乔一帆。 常先和这两人关系最好，罗辑和安文逸却因为平时大多不在星溪那边，所以关系要生疏一些。但就算是生点也总比和叶修、魏琛这些人在一起轻松的多。此时听到曹广成让他跑叶修那边去，常先下意识的就问了一句：“你赶紧去，我马上就到。”曹广成笑道：“啊啊。” 常先先是一愣，那边已经挂了电话。但话到这地步了，他也立刻意识到，这是有重大新闻了吧？我去对面转转。常先随即朝包子罗辑招呼了一声，就冲出去了。叶修魏琛的七二二房间在这七二三的斜对面。七二二房间，房间虚掩。 常先凑上去，立刻听到了里面说话的声音，听起来似乎不是叶修，也不是魏琛。常先不敢耽搁，连忙敲了两下房门，听到里面有人说了一声“进来”，随即冲进屋去。房间里的人远比常先想象的要多，只是兴欣战队的就有四个人：叶修、魏琛、陈果、唐柔都在。 此外还有两个人站在屋内，并没有坐下。听到常先进来，所有人都朝这边望。这站着的两人，常先一下子就认出来了：家事的老板还有经理。这可都是大人物啊！常先呢，陶轩不认识，倒是崔丽略是有一点眼熟。作为 H 市的驻站记者，常先也跑过几次家事。 但多是帮曹广成跑腿儿，家事这边他认识别人，但别人不认识他的情况倒是更多些。哎，小常来了。这时，那边叶修却是朝他招呼了一声，完了却也啥都没说。啊，好像挺忙的是吧？一般人的话，看到别人有事在忙，那当然就回避了。可常先是记者呀。 就是专门围观各种闲事儿的，一看家世两位巨头在这儿，也感觉到肯定有重料，哪里舍得回避啊？他在那傻站着，星星几人也没赶他。崔丽呢，想到底还是没想起来这个有些面善的小伙子在哪儿见过。陶轩呢是老板派头，扫了长先一眼就没理会了，就算是要请人回避。 这种事儿也不至于要他这老板来开口。他转过身去，接着就自顾自的说起他要说的话了。原来你在这儿啊？那你们的那位队长叶修呢？他在哪里啊？我们很想认识一下。陶轩说。常先听得莫名其妙。叶修队长，那不是就是在他们眼前吗？这家事老板是喝醉了吗？ 长先吸了吸鼻子，没有闻到什么酒味儿，然后就看到叶修队长笑了笑说：“叶修，那不就是我吗？你还真敢承认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喂，你疯了吗？”一旁的崔丽有些搞不懂叶修的态度了。用假身份参赛，你真当所有人都瞎了吗？谁说这是假身份啊？ <laughs> 这真是我听过的最可笑的笑话！这不是假身份，难道叶秋是假身份不成？你不会认为，因为你认识的人不多，所以你就真可以这样随便变换身份，就没人知道了吧？叶秋，砰！房门发出一声重响，所有人转头望来，原来只是进门后就没怎么挪动的长仙，听到陶轩这话后。 站立不稳，倒退一步，把虚掩的房门给撞上了锁。此时一脸惊诧的他，呆呆的望着叶修，张嘴想说什么，却什么声音也没发出。叶修队长就是叶秋。这么说来，曹哥没见过的叶秋大神，事实上自己都见过很多次，还说过很多话，甚至其实已经采访过。 可是他怎么又是叶修，而且还用叶修的身份报名，使用假证参加比赛，这是很严重的犯规啊！全队会受到株连处罚也说不定啊，这怎么能过得了关？叶秋大神虽然认识的人不多，但总也是有的呀。像他家世的队友肯定都认识他呀，这不是很容易就要戳穿了？ 常先这一脑门的问号，更是已经飞快的替叶修担心上了。结果就看到那边叶修也站起了身，望着陶轩，依然是那微笑的模样。你说对了，其实叶秋才是假身份，这并不是一个笑话，而只是一个谎言。你说什么？这一下，陶轩和崔丽目瞪口呆。 那个时候，联盟开始兴起，战队刚刚组建，各方面的管理都很混乱。很多人为了成为职业选手，难免要做一点手脚，尤其是年龄方面。你的年龄不够标准。陶轩皱眉。那时联盟因为是刚刚成立，在未表现出如今这样完美的产业体系和商业前景之前，自然受到很多苛刻条规的限制。 比如未满十八岁不允许成为职业选手，就是那个时期铁一般的规定。毕竟电子游戏长时间以来都担负着电子海洛因的骂名，成立职业联盟在很多人眼中简直就好像聚众吸毒一般。为了不承担过大的压力，将未成年人先彻底隔绝也是无奈之举。但是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 为了跳过这一硬性的条件限制，篡改年龄就成为联盟初期兴起的一阵风潮。但是陶轩认识叶修，还在联盟成立之前，他早在这之前就已经知道叶修的年纪，是完全符合当时联盟成立时的年龄要求的。叶修不可能因为预见到联盟成立并且会有这种规定而事先扯谎。那倒不是。 我的情况比年龄不符合夸张多了，我当时没有身份证，所以你做了假证？那倒没有，我只是用了别人的身份证，别人的。嗯，双胞胎这种东西说出来，你们会不会以为这是小说？双胞胎？嗯，就是这样了，我用了我双胞胎兄弟的身份才得以报名。 而现在所用的叶修才是我真实的身份，这、这、这……陶轩觉得有点头晕，这事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儿，他觉得需要彻底的思考一下。崔丽的反应看起来好像倒是挺快的，立刻冷笑道：“哼，你不会以为现在你换回真身份，一切事就当没发生了吧？你当所有人都是傻瓜吗？” 当然不会啊，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小心妥善的处理。我们？ <laughs> 是的，我们。我当时是在家世不是吗？并且用这样的身份帮家世拿到了三个总冠军，你不会假装忘记了吧？嗯崔丽呆住，而陶轩这时也终于反应过来，他刚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是什么。 这家伙使用假身份比赛，竟然是和家事绑在一起的，所以现在陶轩非但不可能用他假身份的事来拆星星的台，反倒得尽心尽力地想办法把这件事给遮过去，不是为了这家伙，而是为了家事，他必须这样做。